时间十一点零八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第一次来到《名扬课》的节目现场，我们要来欢迎的是辅仁大学的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的主治医师暨检验医学科的主任，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李丽娜教授。教授早安，早安。好，啊，今天呢早上要请到李丽娜教授呢来跟听众朋友。 稍微的聊一下，因为呢，今天是呃清明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呢都会在呃今天或者是明天呢，赶着要去扫墓。扫墓的时候呢，呃，政府呢就特别的提醒大家了。事实上啊，环保署预测说，清明连续假期的空批空气品质呢，从四月三号到四月五号，呃，全台的空气品质其实都不是很好，尤其是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呢，是以橘色警报为主，而高频跟局部。 地区哦，只是达到红色警示。那橘色是什么意思呢？橘色就是说，对于一些敏感族群来讲，空气品质比较不健康。那红色呢，也就是高频跟局部地区达到红色警戒，指的是。 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好，所以天气虽然不错，但是空气品质是不好的。呃，环保署同时呼吁呢，这个清明祭祖呢，最好是可以以这个以公代金呐，哈，落实环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少香少金跟少炮。其实不只是清明节，还包含了很多龙山寺啊，哎。 行天宫对不对？ <laughs> 都已经在少香跟少金减少，甚至是没有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授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少香跟少金这件事情哦，对我们的空气品质影响会这么样的大，甚至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嗯，是的，是为嗯，因为烧香烧金纸和汽机车的废气、工业污染。 还有放鞭炮一样，都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嗯，也就是 PM 二点五，嗯，那这是因为呢，焚烧纸钱还有烧香的时候呢，会产生硫氧化物，嗯，氮氧化物，嗯，有机碳等细悬浮微粒，嗯，以及苯、甲苯、甲醛、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嗯，所以呢，吸入这些物质到。 对于肺部、心血管、脑血管。 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嗯，所以清明时节呢，需特别留意。嗯，哎，所以你刚刚您讲到那些， <laughs> 还我还听到甲醛，是不是？是这些其实，哎，那有一些不是装潢的时候也会产生的有毒物质吗？的确，啊，哈，所以这些有毒物质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焚烧香、在焚烧金的时候，感觉是在贡献给神明了，哈，那其实是献上我们的身体来献祭， <laughs> 是的，这是不好的，对的。哎，可是教授，您刚刚有提到 P。 M 二点五这个字，你说焚烧的时候会产生 PM 二点五，我以为是空气当中本来就有 PM 二点五，但 PM 二点五可能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管道，对不对？的确，到底什么是 PM 二点五呢？嗯，PM 呃 PM 二点五呢，就是说漂浮在空气中类似灰尘的粒状物，这些粒状物总称为悬浮为粒，嗯，简称为 PM 嗯，那。 悬浮微粒的直径呢，是以微米，嗯，也就是万分之一公分呢为单位的，嗯。如果悬浮微粒它的粒径是小于十个微米的话，嗯，就称为 PM 十，嗯。如果粒径。 是小于二点五微米的话，就称为 PM 二点五。那 PM 二点五呢，又称为细悬浮微粒。那 PM 二点五的直径呢，大概是头发的二十八分之一， <gasps> 所以呢，是非常的微小。的确，它可以经过呼吸道进入肺泡，然后再穿过肺泡。 进入血管，啊、所以它不但会伤害呼吸道、伤害肺部，嗯，还会伤害血管、心脏以及脑部。哎，所以它细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它可以轻易的经由我们的呼吸道穿越所有的细胞，到达血液当中。的确，所以它其实威力很强大耶，非常的强大。好，可是呃，要请教一下教授，有问题的到底是这些细悬浮微粒，还是细悬浮微粒上面所负载？ 载的这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个细悬浮微粒上面通常有些什么样的物质？听说连抽烟都会产生 PM 二点五。对，嗯，像抽烟啊或是我们烧香啊，或者说是工业污染源，或是汽机车的废气呢，它本身呢就是会造成这些微粒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硫氧化物啦、氮氧化物啦、有机碳呐，它本身呢就是会形成微粒，或者是微粒。 为一滴啊，所以它烧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那样子的大小，就对了。是是，所以吸进去反而是对我们的人体不好，所以抽烟也会耶。抽烟会，你不要一天到晚戴着口罩在边说，呃，我要预防 P M 二点五空气污染，然后呢，走到那个吃饱饭后去抽一根烟香烟这样子。的确，其实更糟糕，更糟糕。哈哈，哎，那讲到了 P M 二点五，您刚刚有说它会直接的。 进到我们的肺泡里面，甚至从肺泡里面再穿越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当这些 PM 二点五越多，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我们的血液有办法把我们这些 PM 二点五排出去体外吗？ 多喝水或者是多运动可以吗？是，一旦呢，PM 二点五进入我们的肺泡以后呢，它会先被肺泡里面的巨噬细胞吞噬。嗯，那巨噬细胞吞噬 PM 二点五以后呢，它就随着呼吸道的。 黏液变成痰液，嗯，然后呢，在气道的纤毛运动之下呢，会排出我们的呼吸道之外。啊，可是呢，呃，如果呢，呼吸道呢是因为吸烟、吸二手烟或是其他的原因而使呼吸道纤毛功能不佳的话，嗯，或者是 PM 二点五的量太大的话，就不容易排出来。哦，一也就是还是要看你的负荷量是多少。对，比如说你人体能负荷的。 是一百，但是你吸入两百，那不好意思，排不干净啊。对对对，那如果说呢，PM 二点五随着巨噬细胞进入血管的话，那从我们人体代谢机制来看呢，是可以借着运动啊、多喝水等，让体内循环系统活化的方式，而借着出汗或是排尿的。 来排出体外的是可以的，是虽然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排除，但多少还是可以排除的。哦，哎，巨噬细胞它是一个巨大的巨，然后吞噬的是巨噬细胞，是不是我们人体的呃抵抗力防御系统的其中之一？的确，去吃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对不对？的确。 哎，有点像我们的吸尘器，是的确， <laughs> 我们的打扫机器人的意思啊，对不对？哦，了解了。哎，所以这个巨噬细胞有两种方法可以排出体外，一个是借由我们那个咳嗽 <clears throat> 那个纤毛的运动把它排出体外，对不对？就会咳出来变成痰呐，或者是呃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组织就把它吐出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多喝水。 然后多运动，多排尿，多排汗，也可以把它排出体外，是，也有帮助。不过前提是一个啦，你不能够吸入太多，对对对， <laughs> 还是有一定的负荷量的嘛，哈。好，哎，那所以呃，我想请教一下哦，那 PM 二点五如果呃。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因为你刚刚提到里面有一些致癌物质，有没有一些的统计或者数据，或者是你们临床上面的观察，PM 二点五跟肺癌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啊？PM 二点五如果吸入过多，有可能会导致肺癌吗？嗯嗯，的确是诶，呃，PM PM 二点五是会造成肺癌的哈。那 PM 二点五它的致病机制呢？目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清楚。 但是可能包括以下四种机制。好，第一个就是说，PM 二点五进入肺脏以后呢，先与肺泡的巨噬细胞以及肺的上皮细胞作用，然后刺激这些细胞呢，会释放各种细胞激素，导致肺的发炎以及纤维化、慢性肺发炎或肺纤维化。的确，肺纤维化意思跟肝脏纤维化一样，就是那个细胞会慢慢坏死的意思吗？哎，对。 是，然后就没有办法发挥功用了。对，对，OK。然后第二个机制呢，也就是 PM 二点五跟细胞作用之后呢，它会释放含氧自由基。嗯，那含氧自由基呢，会造成细胞、组织还有遗传物质的氧化损伤。哈，那第三呢，就是氧化的意思。教授，您讲的太文雅了，意思就是老化的意思吗？氧化是老化的意思吗？还是只是个细胞变？ 破坏掉的意思，它是因为含氧自由基呢对细胞造成的伤害哦 o k 所以是自由基造成对细胞的伤害，是 OK，是啊，好，然后第三个机制呢是。 PM 二点五呢，可能引起细胞的增生，嗯，最后导致呃恶性的变化，嗯嗯。然后第四个机制呢是 PM 二点五或者是它引起的过氧化物呢，会直接损伤遗传物质，启动癌变基因，嗯，然后呢也使抑癌基因呢失去活性，嗯，然后造成遗传物质的突变，进一步形成肺癌，嗯。所以呃，事实上 PM 二点五到了我们的体内，它。 可能会引发的连锁效应是非常的多的，啊，不仅呃，不仅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肺部的发炎呐，肺部的纤维化，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呃细胞，让它变得氧化，甚至会。 刺激那一些不好的细胞生长，以及抑制我们那一些好的细胞它的致癌、抑制癌症发生的作用，是很恐怖哎，杀手是的确。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呢，已经宣告呢，与 PM 二点五确实有关的疾病是有五种了哪五种啊？第一种呢是缺血性心脏病，嗯。 第二种是脑中风，嗯，第三种呢是 COPD，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啊，就是孙悦叔叔的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哈，好。那第四种呢就是肺癌，嗯，那第五种呢是肺炎，也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嗯。那事实上，除了 WHO 已经宣告的这五种。 确实与 PM 二点五有关系的疾病外呢， <clears throat> 那失智症跟膀胱癌呢，也是高度被怀疑与 PM 二点五有关的。天哪，哎，这教授，我我一定要请你稍稍的做一下解释，我真的觉得有点太惊讶了。 <laughs> 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肺癌，呃，这个我都比较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会跟缺血性心脏病？ 跟脑中风、嗯，跟失智症，还跟膀胱癌有关系，因为你知道这些器官呢都隔很远的，教授。 的确，呃，那为什么跟我们呼吸进去的 PM 二点五有关？膀胱癌不是应该要跟染头发有关系？的确， <laughs> 的确，啊，这就是因为 PM 二点五呢会穿透肺泡壁，嗯，进入血管，嗯，然后呢，随着血管呢到全身的器官，嗯，那它会引起血管的发炎，嗯，所以呢，在我们心血管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心脏，对，造成心脏血管的破坏狭窄，嗯，所以造成缺血性心。 脏病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脑部，嗯，因为我们脑部也是血管最重要的一个器呃器官，对，所以在那边呢也是造成发炎狭窄，然后造成血管的损伤，所以呢，它会。 引起中风，而且呢，它可能跟失智呢也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破坏我们脑部当中的物质，有可能吗？因因为它是先直接影响血管，嗯，然后呢就引起呃血管的病变，也就是脑中风，然后呢它嗯脑中风呢血液营养不够，对不对？可能造成脑部的病变。对，那脑中风本身就会引起失智，那另外 PM 二点五呢本身引起的发炎呢会破坏。 脑部的组织，哎，那我不懂，那最下面的那个膀胱怎么回事？因为膀胱是很下面的器官呢，很下腹部的器官。对，膀胱呢，因为它是我们所有的尿液经过的地方，对，所以呢，我们尿液里面的废物或是有害物质呢，都会直接的对膀胱造成影响，膀胱的上皮细胞。所以呢，我们 PM 二点五的量太大的话呢，它可能也会引起。 膀胱上皮的病变造成膀胱癌，哇，好，哎呦，真的要感谢教授这么清楚的说明，我自己从来不晓得 P M 二点五造成的危害这么的大，而且这个不是李丽娜教授说的，这是来自我们世界卫生卫生组织 W H O，他公告的也是告诉全世界说，哎，要注意了，P M 二点五会引起这五项重大的疾病，第一是缺血性的心脏病，第二是脑中风，然后呢，第三是慢性。 阻塞性肺病，也就是深夜叔叔，呃，或者是一些瘾君子会有的那个呼吸不过来的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第四个是肺癌，哈，这个是我们十大癌症当中目前死亡人数依旧是第一名的，哈。然后呢，第五个则是肺炎，对。 很多的老人家最害怕的就是肺炎，不一定是癌症哦，但往往那个肺炎一发作的时候，可能一瞬间两三天就夺走了一条人命，也是来势汹汹。你看到那个秋冬的时候，报纸都会报道说肺炎又夺走了多少条的人命。对。 好恐怖啊！哎，那教授，我听到这边这样子为止的话，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哎，这这个没有在我给你的提纲当中？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没有在聊 PM 二点五？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在聊 PM 二点五，甚至这些年政府才建立了空气品质侦测站。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哎，是现在的环境真的太糟糕了吗？是因为工业化越来呃越，就是全世界都是越来越工业化，对，然后汽机车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大，嗯，所以呢，这些呢是可以说是我们嗯。 空气污染包括 PM 二点五最重要的来源。嗯那所以我们小时候呢，因为呃这些情况没有这么严重嘛。 <laughs> 那最近呢，因为呃全世界的呃污染都是这样，所以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些工业或者是说呃科技发展的越。 进步的一些国家越明显，比如说或者是交通工具越多的，比如说像印度的德里，这是超有名的，或者是呃上海、北京好几个城市，通通都是一样的状态，对不对？比较容易有空气污染。诶。 空气品质比较没有那么的佳啦， <laughs> 对对对，空气品品质没有那么佳，相对来讲，对对对对，可能他们人口也比较多哈，然后交通工具也多，对，就是呃，大众交通工具也不是那么的完善哈，然后对于呃呃消除污染，他们的呃作为呢，也不是呃那么的周全啦，嗯，好，哎，可是教授这其中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一下，因为 PM 二点五。 你那么细头发的二十八分之一，八分之一，你跨膜嘛？那 <laughs> 也无痛啊，无感啊，毫无感觉啊！空气啊，灰灰的就灰灰的嘛，哈。那我们要如何的去有效预防呢？因为我觉得这种隐形的杀手是最恐怖的。戴口罩真的有助于预防 PM 二点五吗？还是是说，如果中央气象呃呃不是环保署，这不是中央气象局，环保署如果公布了说呃已经到达了呃橘色警戒，甚至是 呃，红色警戒、紫色警戒的话，就干脆不要出门好了。这个教授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有效的来预防 PM 二点五呢？嗯嗯呃，要减少对 PM 二点五的铺露呢。呃，如果是在室内呢，我们应该要绝对的禁烟，而且要尽量的少烧香。那也要减少燃烧瓦斯。那如果要烹调的话呢，可以尽量使用电炉、电锅嗯，并且呢。 一定要呢，开启抽风机，开窗户，嗯，并且呢，尽量要多用蒸煮，少用油炸的。等等等等，停一下。所以你这个意思是说，厨房的油烟也会产生 PM 二点五啊？对，厨房的油烟呢，是我们室内 PM 二点五的来源之一，最主要来源之一。诶，它。 <laughs> 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另当别论。对对对对对对。那 <laughs> 那，就除了抽烟之外，另外的话就是厨房的这些油烟，也是它的来源哈。那因为如果是呃。 烹调的温度越高的话，产生的 PM 二点五越多。所以呢，呃，如果是用蒸煮的话，那它的呃 PM 二点会比较少。那如果用呃油炸或是煎的话，那它产生的 PM 二点五呢，可能是蒸煮的八到二十倍。那另外烧烤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PM 二点五来源。b b q 那一种吗？也是会哦，也是会。对对对，也在。 室内尽量是减少用比较好。哎，难怪那个我看很多。 炸咸酥鸡的都会戴口罩哎，对，还有那个很多大厨其实也有也是戴着口罩在做菜的，的确，这其实都是保护自己的方法，的确，的确。哎，我们没有在开玩笑哦，是说如果你在厨房真的油烟比较大的话，是是可以戴个口罩稍微的保护一下自己，或者是让室内尽量通风吗要尽量通风，而且要开抽油烟机哦嗯，好，听得出来我没在煮菜。 <laughs> 好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第么 第二点是的确呢啊啊，刚才我们是第一个讲到的是厨房的油烟，对对对。第二，那在室外室外的部分，在室外的部分呢，在室外的部分当然也是要绝对禁烟。那另外呢，要多运用大众的运输工具，那也是要少烧香、少烧纸钱、少燃放鞭炮，也不要在露天燃烧垃圾。嗯，那如果在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时候呢？ 的确要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嗯，也不要在户外从事剧烈的运动，嗯，那如果你要经过空污严重的地区的话，是可以戴上能够过滤 PM 二点五的 N 九五口罩，减少的 N 九五，对对对。 <laughs> 那如果是真的有呼吸道或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呢，在空污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外出比较好。哎，可是如果外面空气污染很严重，然后我在里面。 呃，门窗紧闭，开空调，这个它因为它空调就是一个空气循环啊，是有用吗？有或或多或少有帮助吗？嗯。 对，如果紧闭嗯门窗的话，那当然是直接的哈，减少那些污染的空气进来。那嗯，有些人呢是还会加上空气清净机。啊，对啊，加上这个，因为我家没有买，所以我忘记了 <laughs> 空气清净机。对，那空气清净机呢，它的呃作用呃。 呃，机制呢？它是有些是利用过滤的方法，对，那有些呢是用离子吸附的方法，哈。那呃，有些呢还还有利用那个活性炭吸附的方法，对。那比较昂贵的呃空气清新机，大部分是这几个方法一起用这样子哈，多种合一，多种合一。意思就是说我用三种方法，你总是有一个通不过的吧？对，就是它能够呃。 吸附的那些呃微悬浮微粒呢是会比较多哈，的确它是会有一些帮助啦哈。所以如果我家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或我家有那种呃过敏儿啦、气喘儿啦、呼吸本来就比较弱的，我在家里面摆一台空气清净机，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帮助的，对不对？呃，会有一点帮助，是。但它当然不能治病了哈，是是，但是是只是说让这个空气品质环境变得比较好一点了，是是。哦，了解，只是。 那些维护都还是要注意，比如说滤网的更换呐，然后活性炭的更换呐这些都还是要注意，否则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渐渐变差。对，就像接下来要来的夏天呢，冷气也麻烦记得洗一下啊。对对对， <laughs> 冷气没洗很脏哎。对对对，其实冷气的这个没有清洗的冷气机呢，也是一个 PM 二点五的来源啊。是啊是好，你看那个污染源真的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的哈。好，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呢，要来特别的留意这呃。 这个是护护啊，另外一个是那个运动这件事情。刚刚教授有讲到说，尽量减少运动。在一天当中啊，如果说，你知道，因为我也不喜欢跑跑步机，不舒服嘛，因为在毕竟在室内。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户外运动的话，一整天有比较好的时间点吗？是是，该不会是三更半夜吧？ <laughs> 是有关呃一天里。 哪些时刻最适合出外运动？哪些时刻最不适合出外运动呢？那就要先提到，因为我们 PM 二点五的前驱物呢，也就是从工厂、汽机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石化工业所排放的硫氧化物、有机碳这些呢，它一经过太阳的照射呢，就会产生硫酸盐、硝酸盐、铵盐、有机碳，这些就是 PM 二点五的细悬浮微粒所以。 所以，所以日光呢是 PM 二点五很重要的帮凶所以呢，在阳光普照、无风无雨的晴朗天气呢，就是 PM 二点五最严重的时候。冰 <laughs> 你解答了，不是？因为我看今天环保署所推的那个新闻，这真的是四月四号环保署写的新闻，说环保署说清明连续假期期间各地天气稳定，但是气象扩散条件不佳，影响西半部空气品质。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天气很好，但是其实空气品质差的？因为阳阳光是帮凶，的确，它会帮助它分化。 然后变成更细的 PM 二点五在空气当中，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经过一天阳光的照射以后呢，傍晚就是 PM 二点五最高的时段。尤其是在。 太阳又大又没有风的时候啊，那至于雨天呢，则相对比较安全啊，所以下雨还比较好，下雨比较好， <laughs> 对， <laughs> 哎，人生很难两全其美哈。 <laughs> 我比较希望有太阳，那有太阳空气品质就不好，下雨讨人厌，但是空气好。对对对，所以呢，一天当中呢，傍晚呢是最不适合做户外运动的时候，嗯，那最适合做户外运动的时间呢是清晨。 清晨，清晨，规定啊还没出来，四到六点。 <laughs> 教授只有阿公阿妈起得来，可能我也起不来。可能那 <laughs> 那 PM 二点五呢，对动物呢也是有一样的伤害的哦。你是家里的猫猫狗狗吗？对，所以呢，如果要带家里的动物出门散步呢，也最好选在清晨。那。 那雨天呢都还相对安全呢。哦，了解了解，好哇，哎，真的实在是太酷了。好，我现在感谢教授，我今天多增加了很多的知识啊。 <laughs>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及检验医学科的主任李丽娜教授，呢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 PM 二点五。你知道 PM 二点五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以及脑中风、还有膀胱癌、肺癌跟肺炎吗？这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大家的，而且现在外面。 天气非常好，但是阳光越大，天气越好，阳光越有可能是 PM 二点五分解出来的帮凶哈。 <laughs> 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五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医师是辅仁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及检验医学科的主任李丽娜教授，跟听众朋友聊聊 PM 二点五。事实上，李丽娜教授是呃，也前身也是台大的前教授啦哈，然后也是好心肝门诊中心胸腔内科的医师，只是现在呢被辅仁大学重金挖角去了。我刚才问他说辅大在哪里，在那个新庄呃大。 坐到福捷运，坐到辅大站是，然后走到辅仁大学，对，然后要直直的走到大，穿越整个大学的最后面，对，校园的最后面才是辅大医院，对，听说很新很漂亮，很漂亮， <laughs> 啊，有空的时候应该要去看一下新庄地区，哎，人口很多哎，很多，我都去看新庄棒球场的比赛，对，很近嘛，那那个。 超 <laughs> 啊，人超多的，很多人口密集度是很高的啦。好，这个新庄地区的民众真的很有福气啊！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有关于任何呃胸腔内科，以及包含我们今天聊到任何肺部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李丽娜教授。扣音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你们还没打电话进来，我要赶快先问一下，呃，政府会一直呼吁说。 呃，比如说，呃，有一些的空气警报的时候，比如说我这边写的是说，他当，他比如说到呃黄色警戒的啊，橘色警戒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敏感族群，就对他们而言特别的不健康。有没有哪一些肺部疾病的人呢？他其实是碰到这样的。 天气的时候，自己要特别的小心的呢。的确，的确，嗯，如果是短期暴露于高浓度的 PM 二点五呢，则对于本身有呼吸道疾病，比如说气喘病，或是 COPD，或是他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呢，他可能会产生急性恶化。嗯，所以呢，短期暴露呢。 对这这样的族群呢，会有急性恶化。那么这样的族群的呃人呢，就要特别的注意。那长期 PM 二点五的铺露呢，则是对所有的人类、所有动植物呢都有影响的。哦，所以。 你刚刚我们听植物啊，植物也会有影响，对对对对。OK，好，所以不只是你家养的猫猫狗狗，还有包含的植物以及你自己的本身都会受到 PM 二点五的影响，对对，都是属于要特别的留意的啦哈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哎，还没人打，那我要先继续问了，因为今天我好难得请到李丽娜教授来，我自己超高兴的，那我一定要问一下了，因为呢。 像我们身边呢常常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干咳的情形，或者是说呢，在呃过敏呃天气空气污染比较不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呃比如说一直打喷嚏的情形，甚至眼睛痒，这些就是吸入过多 PM 二点五的原因吗？还是是说，当我们体内的 PM 二点五过多的时候？ 会有症状吗？会有大概哪一些的症状？你或许可以怀疑有可能是 PM 二点五。嗯嗯呃 p m 二点五本身呢，虽然不是。 最常见的所谓过敏源哈，我们一般最常见的过敏源呢，就是比如说尘螨呐，哈，或者是呃蟑螂啊，对， <laughs> 或者是 <laughs> 花粉呐，哈，或者是动物的皮毛啊，这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但是呢，PM 二点五呢，它是一种强烈的刺激物，嗯，所以它也许不会直接引起。 过敏的反应，嗯，可是它会直接刺激我们的黏膜，嗯，包括眼睛的黏膜、鼻黏膜、呼吸道的黏膜，哈，所以呢，它也会引起刚才师伟说的咳嗽，嗯，或者是呃敏感，嗯，或者是诶诶不舒服，嗯，或者说是呼吸困难，嗯，那呃像。 刚才是不是提到的，比如说眼睛，呃，痒啊、干啊、疼痛啊，或是打喷嚏啊，或是咳嗽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受到这个空气污染的刺激所引起的。一旦是在医学上面，应该没有办法检验抽血。 检验你的 PM 二点五的浓度没有这种 <laughs> 没有这种检验项目吧？嗯，我们并没有抽血检验 PM 二点五这种项目。嗯，不过呢，我们倒是有一些仪器呢，你可以随身携带去呃侦测你。 呃，周围的空气当中 PM 二点五的浓度的确是有的，所以这种空气侦测机它就是可以帮你来做侦测了啦，哈。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已经吸入了多少，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对，那但是至少你可以事先先做好预防。对，哦，哈，呃，我们要来准备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们可以请教授戴一下耳机，那边那边，对对对，好，戴一下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准备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好，我们首先先来接的是谢小。 小姐，谢小姐，你好。呃，Hello，你好。呃，医生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先生八十三岁，嗯，呃呃是在教书的，现在还在教。那他一直好像不讲话的时候还好不磕，但一讲话的时候就一直磕不停。嗯，那晚上睡觉也会磕，那时好时坏。嗯，我不知道这个状况是应该是怎么样去检查，还是哪样对他会比较有帮助，还是？ 嗯，好，呃， <laughs> 谢谢。哎，是因为以前小时候都用那个粉笔的关系吗？ <laughs> 好像听说粉笔对于老师呼吸道也不好，对不对？哎， <laughs> 长期咳嗽的原因其实很很多啊，不一定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对对对，不一定哈。尤其是因为八十三岁了嘛，哈，现已经没有每天接触粉笔灰了嘛，哈。那不过长期咳嗽算是一个我们呃呼吸道的门诊呢很常见的呃一个症状啦，哈。那 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呢，请教一下胸腔内科专科的意见哈。可能呢，让呃胸腔内科医师听诊一下哈，然后呢，或是呃。 照个 X 光哈，做个肺功能哈，就先筛检一些呃基本的原因哈，比如说呃肺部 X 光是不是正常啦哈，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阴影啊哈，那呃呃肺功能是不是正常啊？到底有没有慢性阻塞性肺疾？到底有没有呃气喘病？或者说是呃局限性的肺疾？好像比如说肺纤维化等等。所以呃，如果是长期有这样子的咳嗽症状，还是有检查一下。 较安全。OK，好，这是回答您的问题。啊，来接邓小姐，邓小姐你好，Hello，邓小姐，嗯医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是我之前做那个 CT scan 的时候，我有结节，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到一公分的毛玻璃，嗯，然后医生就要求我说三个月做一次检验，嗯，可是他一直都维持，我追踪了一年都维持这样的状况，嗯，我要要把检验的。 先拉长，比较不会有那个辐射暴露。谢谢。所以你每三个月回去去照一次 X 光，是不是？哎，不是，是做 CT scan 低剂量的断层扫描，而且还是全隐式。 哦，OK，好，OK，我是有有辐射的疑虑，所以请教医生，谢谢。好，谢谢。是，呃，如果是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呢，其实它的辐射量是非常的低的，而且呢，低剂量呢是不打显影剂的，所以如果有打显影剂的话，应该是就是不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啊？低剂量电脑断层是不需要打的，对对对，不打显影剂，所以呢，这样子呃，也许呢可以跟呃医生讨论一下哈，是不是？ 可以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当然低剂量电脑断层是比较昂贵的。哈另外也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是不是诶需要做呃其他的呃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是要不要做胸腔镜的检查？胸腔镜的检查哈，所以呃或许可以考虑换一个方式啦。因为如果有打显影剂的话，就不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确啊，好，这是回答您的问题。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李丽娜教授太可爱了，她说：“哎，大家赶快扣音进来问我动物宠物的问题，因为我很喜欢猫猫狗狗，然 <laughs> 后他们的呼吸道问题也可以来请教你，对不对？”不好意思啊，这个哎没有啦，其实很多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PM 二点五是对动植物还有人，其实就是所有的物体都会产生影响的，不是不是单单只有人而已啦，哈，所以刚刚啊，教授有在说你要听哦，带你们家狗狗狗狗啊，没有猫猫啦，带狗出去就是。 呃，散步啊，跟便便的时候呢，真的很不适合，就是在傍晚时分最糟糕的，清晨四点到六点是最好了。对，但如果你起不了那么早的话，再早一点点也不错。哈，好，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首先，先来接陈小姐，你好，陈小姐，嗨，我是工程的陈哈，啊，是，请说。 哎，我是会腺癌，那个当时是第四期的患者哈。嗯。不过我已经服用那个标靶艾瑞莎，现在已经一个礼拜哈。嗯。只服用五五颗就好，不用每天服哈。嗯。但我请问教授说，那我我为什么每次都要三个月要做一次电脑断层，而且又要打显影剂的？嗯。那这么讲，我们一直暴露在那个。 辐射底下不是， <tsk> 我现在情况是非常的好呢。我我有做气功哦，早上每天做哈，我是是很用心的病人。那就是说我肺活量啊， <laughs> 对，肺活量什么其他都很不错哦，都比那个有有两个，因为我左下肺叶也是被切掉了啦哈。嗯，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体力啦啊什么都嗯都是很 OK 的啦。嗯，啊我就是疑问说。 请问教授，为什么那个健保室就是三个月就要做一次电脑断层？那这样我是很伤心呢。好，我们请这个呃教授来回答一下大家。我想大家其实共同有了一个疑惑，就是说呃，正常的一般的胸部电脑断层、S 光跟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到底这三个当中的辐射量是多多少左右？那 为什么每三个月密集做一次回诊？难道不会对我的肺部造成伤害吗？全身的确，呃。 健保就是，呃，要求三个月做一次，呃，电脑断层，主要是因为呢，嗯，标靶治疗的药物呢，其实它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抗药性的嗯所以呢，它在抗药性一发生的时候呢，他希望就能够知道啊，需要考虑用其他的药物治疗，因为还有其他的标靶治疗或是其他的化学治疗，那所以呢，三个月要做一次，那因为已经是嗯比较嗯。 晚期的呃肺癌，所以呢，其实呢，在呃暴露于辐射线跟呃他的疾病之间呢，其实是疾病的危险性比较大的哈。所以呢，他为了要早期侦测这个药物的呃抗药性发生哈，所以呢，他需要三个月就追踪一次。嗯，了解哈。呃，所以他之所以要三个月追踪一次是有原因的啦哈。好，所以还是要请这个陈 小姐，尽量的配合医生，因为呃，你你一定很棒，还超认真的，还做气功，有运动哦，哈，而且声音听起来也很乐观开朗。对，好好的配合医生，然后我们好好的把疾病治疗好哈。来，嘉一陈太太，你好，陈太太，喂，思维好，教授好，你好，我我是一个乳癌患者，那现在每年要做一次全骨扫描，那全骨扫描它会打那个辐射到血管里面去，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嗯嗯嗯。 ta 全乳扫描，你是说不是全骨骨头的骨头的骨哦好了解，好，谢谢你哦，谢谢。是在呃，大家都问这么专业的问题， <laughs> 在乳癌病人的追踪里面呢，骨头扫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因为呢，骨头呢算是乳癌容易转移过去的一些组织，哈。那呃，骨头扫描呢，它呃的确是有一定的辐射性，不过呢，并不是呢，在我们一般的检查里面算。 是不是非常的高的哈？那对于呃乳癌的患者或是其他癌症的患者来讲呢，他们呃两两者的取舍之间呢，其实本身的疾病呢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这个。 骨头、颧骨扫描呢，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就跟刚刚前一位的小姐是一样的啦哈。呃，这种注射型影剂的颧骨扫描是很重要的。是哈好，呃，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持续的勾音进来，我们的勾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有关于任何肺炎、肺癌或者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胸腔方面的各式各样的疾病呢，都可以请教我们的李丽娜教授。现在接黄先生，你好，Hello。 Hello，嗨，你好，请说。嗯，呃，我请教最大摄氧量的问题哈，因为这个一直都呃走到运动医学中心可以测试。那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我是带那个三铁的手表，所以它可以推算。那呃，我我想说，我们呃佛大这边或是国内有没有哪一个地方？ 呃，可以测试最大摄氧量这个这个数值。 嗯，好。平常我们的血血液里面的含氧量呢，是可以直接用呃一个呃夹在手指上的一个呃金手指哈，两个金手指来测量的，所以其实算是呃不是太困难的。那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夹着手，但是你要有一个呃就是呃氧气饱和度侦测器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了。OK，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欢迎六位朋友可以持续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 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有关于任何胸腔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李丽娜医师。医师，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哦，就是呃，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了，你无法靠由抽血的方式明确的得知你已经。 吸进了多少 PM 二点五？那你顶多只拿一个空气侦测器侦测说你现在旁边的空气品质好不好？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环境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您刚刚在第一阶段所讲的，我们多喝水、多运动、多排尿，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排掉我们体内的这些废物，包含 PM 二点五在内？我想应该不止 PM 二点五啊。对就是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吗？ 嗯，这是一个呃基本的方式，基本的方式，基本方式。 <laughs> 可是因为如果 PM 二点五量太大的话，其实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绝大部分的 PM 二点五。你的意思是说，还是尽量为远离危险源是最好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不要在呃，比如说不要在那个没有做好空气品质。 管测或污染排治的工厂工作，的确，对对对，就是嗯，我们有很重要的呃 PM 二点五侦测量最高的地方呢，大概就是我们工厂啊，或是呃大马路的旁边啊，汽机车辆多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婚丧喜庆的时候有放鞭炮的地方，这些都是 PM 二点五最高的地方。那我们能够的话，尽量避免到这样的地方去。嗯，尽量避免到这样的地方工作场所去是是最好的了哈。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勾进来，勾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要来请教一下呃主任啊教授的就是哦，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 PM 二点五对于身体的影响的程度。那很多人如果要知道自己的肺部是否健康的话，其实就是做 X 光检查跟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哎，我今年也要去自费做了，到年纪了。好，那要请教一下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辐射量是真的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 影响是不是？是因为这个这几年讲的好夯哦，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它不便宜哦，也要五六千、七八千左右。对，对，嗯。 低剂量的嗯，电脑断层扫描呢，它的剂量是很低的。嗯。那所以呢，跟其实跟我们一般呃大气中或是背景中的呃辐射量呢是相差不远的。所以呢，它对身体的呃影响呢是非常的少的。嗯。那那它能够侦测的呢，是我们一般的胸腔 X 光所没有办法侦测的。也就是说，胸腔 X 光呢，它大概能够侦测一公分或是零点九公分以上的。一些 些结节或者是阴影哈，但是呃一公分或是零点九公分以下的一些结节呢，大概呃胸部 X 光呢就没有办法侦测出来，那所以小的结节呢大概要靠呃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才会比较有效，对不对哈？好，我们来接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哎你好，你好，请说，呃我是有 COPD 哈，那有很多年的哈，大概有七八年以上。 那我没有服药，也没有就诊哈，都是。那这种情况，我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吗？就是也没有服药，也没有就诊，也没有。那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吗？嗯，倒是没有呢。也也也倒没有。但是，但是我肺，但是我肺功能检查是不大好哎。啊，医生有明显的说你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就对了。对对对，我检查检查。是因为之前有抽烟吗？ 呃，没有呢，就奇怪，不晓得为什么。还完你都完全没抽烟呢？对啊，我没有抽烟呢，那也没有也没有抽什么。好，那我们让教授来回答你好不好？哈，谢谢。哈，教授，我以为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一定都是抽烟的人才会有哎。 嗯，大部分，不过也有少数的病人呢，他并没有抽烟的病史哈。那慢性阻塞性肺肺疾呢，现在其实是有相当有效的药物哈。那也主要是吸入型的长效支气管扩张剂哈。那这些药物呢是可以呃改善。 呃，肺功能或者是延缓肺功能的恶化哈，所以呢，对病患呢，不管是生活品质呢，或者是他本身的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还是要建议呢，用呃规则的药物治疗。可是他呃李先生自己本身完全毫无症状，他也没有感觉特别的呼吸困难。那这样子的话，是否还是要用药？还是说等到出现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呃巴苦了？你懂我意思？ <laughs> 很难回。 复了很难说，用药治疗之后，我就再也不会不舒服之类。是。 虽然李先生现在呢并没有症状，可是呢，因为肺功能呢已经呢有一点受损了，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用呢其实算是比较早期的用啦哈，对他的帮助呢是最好的，效果会比较好。对对，如果有症状以后呢，其实是比较晚期一点点，那效果呢可能是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我有好朋友的爸爸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因为他到比较晚期，可能还要背着一台那叫 <laughs> 氧气机吗？ <laughs> 是，对，然后到处走到哪就得要。 背着那台机器，所以他也很难出国或出门呐，哈。所以还是其实要尽早就医治疗是最好的。对对，即使毫无症状，对不对？哈好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辅仁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的李丽娜教授，跟听众朋友呢讲讲讲有关于这个清明节当中哦一些空气品质要注意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呢都有非常愉快的假期。再次谢谢李丽娜教授，谢谢教授，谢谢，谢谢。